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十五课，重点语句是。寝ています。他们在睡觉。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安娜和她的朋友小英、罗德里戈要去新宿的书店。三人乘坐的电车马上就要到终点站新宿车站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十五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寝ています”，他们在睡觉。 まもなく新宿終点です次は新宿駅ですさあ降りましょう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大丈夫かな大丈夫大丈夫ほら起きた我来讲解一下。小英说：“次は新宿駅です。”下一站是新宿车站。 次，是下一个的意思。駅是车站。さあ降りましょう。走，我们下车吧。さあ是招呼别人，向其发出邀请或催促其做某事的说法。降りましょう是提议一起下车的说法，在这里就是下车吧的意思。下车是降ります。 把动词的 m u s t 变成 masu，就可以表示提议、建议。去这个动词用日语说是 ikimasu。如果我想和你一起去什么地方的话，是不是可以说 ikimasu？可以。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这个说法呢要在你认为对方不会拒绝的情况下使用，不然的话会给人以强人所难的印象。如果以试探的口吻。 来发出邀请的话该怎么说呢？那就不用ましょう，而是用在第十三课学过的马せ嘎か、行马ま嘎是比较郑重的发出邀请的说法，意思是想不想去？罗德里哥发现了什么？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哎，那些人他们在睡觉。あれ。 是感到吃惊或诧异时使用的感叹词。是那些人。是指示代词，意思是那那些，在这里是那些的意思。是人们，它是人的人的复数形式。我记得我们以前学过，日语的名词是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的。 嗯，你说的没错。不过呢，在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后面加上“ touch 之后呢，就变成了复数形式。在“瓦达西我的后面加上“ touch 就变成了“私たち”。我们。寝ています。他们在睡觉。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寝ています是由“寝ます”睡觉的推形。 寝て加上います构成的动词的 T 形加上います是对持续进行的动作或状态进行说明的说法。那正在吃饭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嗯，我们一起来想想看。饭是ご飯，吃是食べます。吃的对象要用助词を来表示。 要用动词的推形，食べます吃这个动词要变成食べた，然后加上います，所以就是ご飯を食べたいます，对吗？完全正确。安娜又自言自语地说：“大丈夫かな？没事儿吧？”大丈夫。没事儿，不要紧。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情况没有危险或是不必担心。 卡呢？是助词，在自己问自己的时候使用。这里表示安娜因为感到担心而发出疑问。小英回答说：“大丈夫，大丈夫，没事儿，没事儿。”大丈夫，连说了两遍，表示强调。ほら、起きた。你看，他们起来了。ほら，你看，是唤起对方注意的感叹词。 起きた，意思是起来了。它是起きます，起来的他行表示动作的完了即刚刚起来。他行的起きた是起きました的较为随意的说法。不知为什么，我也常常快到站的时候就会醒过来。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五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まもなく新宿終点です。次は新宿駅です。さあ、降りましょう。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大丈夫かな大丈夫、大丈夫。ほら、起きた。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今天我们学习了“ d i e job”，没事儿不要紧这个形容词。如果要紧的话，该怎么说呢？我想了解一下形容词否定型的变换方法。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在第十三课我们学过，形容词有两大类，一类是像“新新这样的以“一”这个音节结尾的一形容词，还有一类是放在名词前面修饰名词时，要在形容词后面加上“那的“那形容词。这一课出现的“大丈夫”没事儿。 不要紧，就是那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要变成。大丈夫な。一形容词的否定形要把一去掉，再加上。くない。新，しい。新。它的否定形是新しくない。不新，那形容词的否定形要在形容词后面加上。ではない。大丈夫。 没事儿，不要紧的否定形式。大丈夫ではない。有事儿要紧，八。ではない。变成じゃない。大丈夫じゃない。就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江川，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吗？ <laughs> 是打呼噜的声音吧？是的，用拟态词来表达的话就是这样的：gugu g g 表示熟睡的样子。那这个呢？嘶呀，嘶呀。 这个好像是睡得很安静的样子。嗯，你说对了，它形容婴儿或小孩睡得很香的样子。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goo goo” 和 s i a s i a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日本的电车非常准时，特别方便。不过，据说在电车里不能打手机，可得注意。好，听众朋友，第十五课就学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寝ています。他们在睡觉。下节课，安娜他们要一起逛书店。欢迎您到时收听。 Música